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，第一百零六集。叶子楠是真的无所谓，甚至他还觉得挺好，能舒舒服服住在天宫里，为什么要出去跑呢？躺赢不快乐吗？ 只不过这次的躺赢来得太快了，叶子南在希尔米海搜寻了三天，还没有找出头绪，突然就接到消息说任务已经完成，可以离开了。等到了大明城，叶子南蹲在茶楼喝了三天茶，然后又去黑市蹲点儿，他都没见到魔族人影，就莫名其妙把任务完成了，全程躺赢，赢得他都有点不好意思。 现在林青霄和洛寒出去跑外差，叶子楠住在天宫等结果，这种好事为什么要拒绝？叶子楠愉快的同意了。林青霄见状提醒说：“诛仙石的事务必保密，天帝已经下令严查，在御前宫查出结果之前，我们不得走漏风声。”明白？叶子楠飞快应了一声，忽然觉得不对，你怎么知道天帝已经下令严查？ 洛寒悠悠说：“因为是天帝告诉他的呀。”叶子楠的表情明显呆滞起来。洛寒慢悠悠的补了一锤：“在你睡觉的时候，天帝召他去玉清宫说话，刚刚他才回来。哦，原来你不知道吗？”洛寒最后那句疑问太敷衍了，连装都不好好装。叶子楠受到了暴击。 林青霄无奈看了洛寒一眼，解释说：“没有那么神秘，只是随便问话而已。”叶子楠内心受到更重的暴击，无形补刀最为致命。林青霄觉得这是澄清，可是对叶子楠来说，这句话背后代表的含义更加吓人。叶子楠不由想：天帝和林青霄随便说说话。 哇，我是不是无意间攀上一条极其粗壮的大腿？啊，不行，我必须要和林青霄维持良好的关系。众所周知，讨好了洛寒就是讨好了林青霄。于是叶子楠立刻握住洛寒的手，两眼汪汪地说：“洛寒，我们是朋友吗？”叶子楠的手还没碰到洛寒，手背突然被一道灵气打了一下。叶子楠吃痛捂住手背。 就见林青霄端坐一边，冷淡的看着他，说话就说话，不要动手动脚。叶子楠抱着手点头，好，我懂了。这时候，另一道院门推开，邹继白打着哈欠从里面走出来，嗯，你们怎么都在啊？刚刚听到你们说问话，什么问话呀？叶子楠嘿嘿笑了一声，和善的站起来说。 没什么，一件小事。你过来，我来告诉你原委。一个人痛苦不如大家一起痛苦，伤害当然要传递下去了。在三清天的这几天，所有人都感觉到林青霄不一样了。最开始只是天书院的几个官员，等天帝召见林青霄的消息传开后，连侍者都对林青霄另眼相待。潜龙在渊，终将一鸣惊人。 很快到了出发的日子，洛寒、林青霄打理好行装，一起陪吞元兽去淮阴岛。洛寒莫名生出一种家长陪考的感觉。等到了淮阴岛，他和林青霄站在阵法外，目送吞元兽走入阵法，这种全家送孩子进考场的感觉就更强烈了。洛寒自己都觉得诡异，这是什么奇怪的联想？偏偏吞元兽有些紧张。 走了两步后，突然停在边缘不肯走了。洛寒只能蹲下摸摸他的头，安慰说：“不用紧张，很快就结束了，不会有事的。”啊！奇怪的即视感更强烈了。虽然吞元兽这里出现了一点小小的插曲，但是总体来说，阵法进行得非常顺利。在阵法的吸引下，镇魔石慢慢震动起来。最后，吞元兽忍无可忍，张嘴吐出一块石头。 正是镇魔石。众人看到镇魔石的时候，长松了一口气。主阵的星君要控制这么大的阵法，消耗灵力颇多，其他人忙着控阵也都不轻松。现在大功即将告成，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。主阵的星君说道：“已到最后关头，诸位集中精神，准备收阵。”吞元兽已经在阵法中困了良久。 他之前就被空间阵法镇压，本能讨厌这种被束缚的感觉。吐出镇魔石后，吞元兽频频刨蹄子，已经不耐烦了。洛寒只能安慰他：“再等一等，马上就好了。”洛寒话音未完，阵法突然传来轰隆一声巨响，完全压过了洛寒的声音。林青霄铮”的一声拔剑，单手扶住洛寒，一转手挡住阵法余波的攻击。 他的眼神骤然变得犀利，有人偷袭，同行的人慌忙示警：“魔族偷袭！魔族偷袭！”然而已经太晚了，地上突然窜出一道道浓郁的魔气，魔气窜到空中，立刻化成人形，不要命般朝着阵法攻击。主阵的星君知道他们中了埋伏，然而他被阵法困着，一时半会儿根本脱不了身，星君只能拼尽全力稳住阵法。 说：“宵小之辈，令人不齿。”吞元兽在阵法里感受到一阵阵晃动，明显不安了。洛寒生怕吞元兽受惊发狂，赶紧试着稳住它。可是魔族的攻击越来越密集，而且招招直奔阵法来，明显冲着里面的吞元兽和镇魔石。阵法结界上很快出现裂痕，洛寒知道阵法撑不了多久了。 他想法都没落，就见阵法剧烈晃了晃，光芒骤然熄灭。吞元兽和镇魔石一瞬间暴露在空中，刹那间，一道道黑烟朝镇魔石扑来。洛涵本能地抱住吞元兽，其他人一起阻挡魔族。魔族的脚步被拦住。这片刻的功夫，洛涵成功把镇魔石也拿在手中。现在，镇魔石和吞元兽都在洛涵手里。 洛寒顿时成了集火点，林青霄挥剑挡住许多攻击，对洛寒说：“小心！”“我知道。”洛寒立刻召集灵力护在自己身边，有条不紊地回击魔族。“你也小心。”魔族的人数虽然远远多于他们，但是淮阴岛毕竟是仙族的地盘，他们已经发了预警，想来其他岛屿的支援马上就到，只要多撑一会儿，等援兵到了就好了。 洛寒刚要出手，忽然一股令人心悸的威压碾压而来，洛寒几乎是立刻捂住胸口，体内气血翻涌。洛寒不可置信的抬头，此刻海面上一道黑影飞快袭来，看对方身周的魔气，分明是魔君。魔界竟然派来了魔君，魔君相当于天界上仙的修为，对上天仙灵仙，那就是绝对的力量碾压。 洛寒身上的威压越来越重，他正要拿护身法宝，忽然身上的压力骤然一轻。林青霄，林青霄双手撑开一个结界，但是这次来的人是魔君，比林青霄足足高了一个大阶，绝对的阶级压制下，即使是林青霄也撑不了多久。快走！如果来的是魔兵魔将，他们尚可以一战，但如果是魔君，那就完全没有对战的必要了。 绝对的力量下根本没有技巧可言，能跑出去就已经是万幸。洛寒不废话，拉着吞元兽，当即就撕碎遁地符。这里是仙界，他们没有必要和魔君硬扛，只要活着，等到援兵到来，他们就胜利了。然而，在符纸燃烧的那一瞬间，有魔物舔上佛纸，将佛纸上的火盖灭了。来不及离开了，魔君已经到了。 同行的星君将遇袭的消息传送到其他岛屿，可是来不及了。这片刻功夫已经足以魔君杀了他们。灰蓝色的海面上，一个魔君好整以暇地背着手，宛如在欣赏猎物最后的挣扎。他穿着华贵的长袍，眉眼细长，神态邪肆。当他的眼睛扫过来时，仿佛被某种冷血动物盯着，给人的感觉非常不舒服。 这次取镇魔石的负责人，也是主阵者天机星君，看到此人，瞳孔紧缩。公姐你竟然醒来了？怎么？没想到你们的封印会这么快失效吧？啊！公瑾魔君笑了笑，表情忽的变得暴虐。 <laughs> 上次，本君被尔等暗算，沉睡万年。 如今，是你们还债的时候了。宫锦魔君抬手，红色的雾气在他掌心凝聚，最后凝成一只巨大的手掌。宫秦魔君一声厉喝，魔爪如黑云摧城般压来，瞬间连天都变暗了。魔爪直接冲着吞元兽而来。天机星君和宫锦魔君本是同阶，但是天机星君因为阵法被毁，受了很大的反噬。 此刻根本不敌公瑾。天机星君看到空中的魔气，嘶声道：“他们是冲着吞元兽来的，快保护吞元兽啊！” <coughs> 然而他话没说完，嘴里就吐出一口鲜血。此刻淮阴岛上的所有仙族都拿出看家本领，纷纷往魔掌上砸，企图拦住公瑾魔君的动作，但是这些对魔掌的效果微乎其微。 魔气只损耗了一丁点儿，依然以不可阻挡之势冲向吞元兽。洛寒咬牙，忽然喊道：“吞元兽！”吞元兽的兽性大于灵性，它在魔君的力量压制下气息萎靡。听到洛寒的声音，吞元兽不明所以的抬头望了一眼。平地上，忽然卷起风，这是因为空间扭曲而引发的气息流动。洛寒对吞元兽喝道。 准备好吞噬！魔掌逼近吞元兽时，突然消失，仿佛被扯入另一个空间。平地骤然卷起大风，后方出现一个漩涡，魔气绕着圈儿从漩涡中飞出，像龙卷风般在空中转了许多圈儿，最后被吞元兽吸入嘴中。洛寒铤而走险，用空间把魔掌移走，然后将空间无限拉长。 用距离不断减弱魔气的攻势，最后由吞元兽来吞噬。虽然途中惊险了些，但是幸好最后成功了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